哎，燕贤，你的事儿我知道了。咱俩兄弟那么多年，不对不对。燕贤，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我对吕局都是照实说的。方志对他还是不对。燕贤，你中毒和车祸，你干嘛呢？秦哥， <laughs> 严哥又不在。 你在他办公室门口念念叨叨的，法式图条呢？什么？他不在。是啊，据说严哥昨天跟吕局吵了一架，今天就称病没来上班了。你找他有事儿啊？唉，得，这半天的副稿白打了。吵架？吵什么？这个我哪知道？应该就是我们老大的事儿吧，反正跟你没关系，让他们神仙打架去呗。 哎，今晚一起组队开黑啊！行行行行，我先走了，等他回来了叫我一声啊！哎，好嘞。晋江文学城，淮上原著，猫耳 FM，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。 破云第三季第四集。哎呦，老齐来了！来来来，齐哥。 <laughs> 一会儿叫你了，再带人进来，啊！对了，顺便开两瓶麦卡伦十八年，啊！ <laughs> 好好好，那你们谈好了就按铃，我和姑娘们马上到。 <laughs> 你可真行啊，老刘，这个月都第二次了，唉，谁知道这货卖的这么好啊？不过这价格呀。 也按照你说的提了，光批发就走了这个数啊，这么多，可不是吗？哎，老规矩啊，已经打到你儿子国外账户上了啊。哎，老刘啊，不是我不肯批，实在是这阵子风声紧呐，据说查什么新型毒品，可能又要开始严打了。哎呀，你怕什么呀？这货呀。 一旦从你们公安运出来，销毁前的清点都是我们省公证处来做，上上下下早打点好了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哎呀，但我们刚开始做这个生意，上边就严打，这也未免太巧合了吧？严打算什么呀？人家上百公斤卖的都没事儿，哪来那么多功夫盯咱们这点小打小闹的？哼哼。 我看呀，你就是太小心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啊，咱哥俩啊，好好喝两杯。嗯，七哥刘哥，我可是把最好的姑娘都叫来了。七哥刘哥，你们可好久都没来了。 <laughs> 就是，是不是把我们姐妹都忘了呀？ <laughs> 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们呀！啊，来来来来，快点。 给七哥倒酒啊！七哥，喝一杯。带酒你得先给我。嘛，来来来，来，七哥，七哥，嘛，好。七哥真是好酒量。 <laughs> 老刘啊，嗯，这礼拜我再弄一批货出来。 但你也得注意点啊，嗯，别太招摇。哎，行了，知道知道啊。行了，来来来来，咱再喝几杯。再来嘛。哎，等等会儿，我先去去趟洗手间。哎，哎。江哥，齐思浩出来。了。 不用跟踪，你在拐角隐蔽的地方继续观察。他不会发现不对，打算跑路了吧？根据我对男性的了解，应该是喝多了上厕所。怎么，姓严的又上厕所去了？哎，我可听见了啊！我 <laughs> 说严副支队，你要是每次上完厕所都这么一副精尽人亡的样子，他是不是得去医院看看呢？ 毕竟你才三十多岁，还没找老婆呢，这以后几十年婚姻生活呢？嗨，没事儿，这锅啊应该是韩小梅背的，啊，都怪她没事给我带什么韭菜炒鸡蛋，韭菜嘛，杨老板你懂的，再加上你江哥又特别热情，我总不能让配偶失望吧？可再强也有被榨干的时候啊！唉，没事儿，不用为你江哥担心，我今天晚上就好了，他明白的。 嗯，确实是韩小梅的错。嗯，他嫌韩小梅给带的韭菜炒鸡蛋没放辣椒，非要自己切小米辣下锅重炒。切完辣椒以后，他突然内急，没来得及洗手就去了厕所。总而言之，就是燃烧吧，火鸟。我靠，你应该知道我是不会保守这个秘密的。从你过高速收费站时主动跟人说，你昨晚差点被老婆榨干了开始。 齐思浩回来了，别急，注意隐蔽。不对，不是齐思浩，是老鸨带着两个男的。奇怪啊！什么地方奇怪？老鸨对着两个新客人一点都不殷勤，反而好像好像还有点害怕。他们进包间了。哎。 老鸨又把姑娘们都带走了。江哥，齐思浩回来了。公交。你们，你们是谁啊？上来吧你！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你没事。 老刘，放开我！哎呀！饶了我呀！饶了我呀！住手！嗯，快下去！啊！救命啊！你，快住手啊！住手啊！来人呐！快来人！救命啊！弟兄们，哼，这个姓刘的完事儿了，吸毒过量致死。 剩下的警察会处理。我我就是警察，你们竟敢！我就你还警察？把我们老板的货偷出去卖的时候，怎么想不起自己是条子？行了，走吧。你你你们你们要带我上哪儿去啊？啊！你闭嘴！ 你再多啰嗦一个字，路上就弄死你！江哥，他们把齐思浩带走了。跟上去，我跟严谢长往里走，准备汇合。是。他们进了二楼的消防通道，应该是往下走。 负一层是个仓库，我现在去看看。江哥，你千万小心，你也小心，你小心点。嗯，严父叫谁小心？我吗？是我吗？啊，是你是你，你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，你是最坚强的泡沫。还有疑问吗？我以后再也不会带你们两个同事出来办事了。 快点，赶紧的！我要进消防通道了。不对，明明是三个人一起下去的，怎么只有两个人的脚步声？ 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不可能完蛋。什么人？叶心。 是，你知道我是谁？强队，我把防弹车里的嫌犯铐过来了。怎没击毙？呃，报告，嫌犯已经投降了，所以 <laughs> 击毙我？我操你妈！闭嘴，老实点。 你再说一遍！ <laughs> 我操你妈！再说一遍！ <laughs> 我操你妈！ <laughs> 再说一遍！ <sighs> 干嘛这么狠呢？你明知道我会被释放的。 方长，是不是？是。下次在现场看到他，不用警告，不等反抗，就地击毙。责任算我。你在，不不不是我呀？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吗？ <laughs> 不，不不知道，都是他们出事的，真的都是他们啊！冷静点儿，站直了。好歹你也是个支队长呢。我我只是签个字而已啊，是我一时糊涂。我我我可以把钱都还给你们啊！钱。 你本来可以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如果你没卖过这种蓝色粉末的话，啊，这这是 C 组九箱七七零四。照片里的东西眼熟吗？我我我不知道，我没见过呀。这个东西啊。 可能是你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， <laughs> 也可能是你的催命符。杰哥，什么？ <sighs> 这命真是硬啊！ <coughs> 看着他，别让他跑了。是杰哥。 现在知道怕了，当初干什么去了？之前是那个姓江的队里的。啊，是。他再难缠，最后不还是死了？跟我们老板作对，都得死。偏偏你还曾经是他的人。不不不不，我不是啊。 那姓江的，根本不是一路人呐！你们杀了我，自己也会有麻烦的。 <laughs> 你算什么东西？连那姓江的最后，哥！谁？谁？出来！出来呀！ 还是鬼啊！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啊！我跟你确实不是一路人，不想死就闭嘴。别上。 在这后门在这，十分钟之内我没出来，你就别管了，自己走吧。 <laughs> 走什么？我看你们还是都留下吧。是你，我说过，再见面的时候，就是你的死期。 最烦跟我爱好相似的人， <coughs> 连表都买一样的。老子是他家全球顶级 VIP，你算个屁！这才对嘛，打架就打架，动刀动枪的，多伤感情啊！妈的！ 我早说过，谁跟死刑犯有感情，你完了！ 叫人站住！别跑，电话！放手！你他妈骂谁呢？还好，你放手！你妈的！啊！干嘛？救命！反了天了！救命啊！来人！给老娘闭嘴！ 让你骂我，让他们拉死我衣服，撕坏了你赔得起吗？穷逼！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别急，过来，小心。 我知道， <sighs> 你是跟着姓齐的过来的，对吧？早在五月初你就发现那包蓝金了，怎么现在才开始这条线？啊，让我猜猜，是因为身体支撑不住吧？ <laughs> 所以就算知道齐字号这边有突破口。 也只能耐着性子养精蓄锐，直到站住。有件事我上次没机会问你：胡伟胜一案中，警方发现被害人冯宇光服用了假蓝金，那是丁家旺用东浪荡碱混合出来的赝品。几天后，你杀了被布威雇佣来杀我的范正元，并把一瓶含东浪荡碱的毒品放在了尸体的口袋，里，以此误导警方。范正元的死。 跟胡伟胜制毒团伙有关。我以为你想问到底是谁想杀那姓严的？你怎么知道冯玉光体内的毒品成分是东浪荡碱？嗯？ <coughs> 建宁市局里有内鬼。建宁市局里有人把尸检报告透露给黑桃 K 了。那个内鬼是谁？ 知道，要不你靠近点我就告诉你。小心，江婷，站住，不然我就开枪了。江婷，你猜我敢不敢先打腿再打手？那你猜？ 我敢不敢先打头？敢！我操你妈！杀人了！啊！站住！有人来了，跑！跑！杨梅，在前面，追！跑！放手！贱人！姓杨的，你刚写什么？ 没什么。来，那个姓金的死没死？不知道。那个姓齐的，在酒窖。我们带着他去车里。 你们，你们想干什么呀？啊！你们放了我吧，要不让我自首也行啊！我跟他们真的不是一伙的。啊！别，别，别拿枪顶着我！啊！别这样，齐队，我们可是刚救了你的命，放松点，不好吗？你们，你。 我操！你怎么了？我项链上的钻石掉了，肯定是那个贱人给我扯掉的。我要回去宰了他，祖宗十八代！我的五克拉呀，五克拉！你那石头撑死一克拉好吗？你是不是当没结过婚的男人都眼瞎呀？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看见了？我当然都看见了呀，你不是一路上都带着吗？ 好啊！你偷偷看我胸，你我。哼！来，且给你示范个教科书版本的。强哥，我的乌克拉呀！你戒指掉了。严贤，明天去给他买个便宜点的戒指补偿一下。啊？不是，我自己的婚戒都还没戴上呢，怎么就给别的女人买钻戒了？ <laughs> 贤哥，么么哒！靠！没事吧？杨妹和姓齐的呢？ 在套房外接呢， <laughs> 那你进来干嘛？ <laughs> 找伤啊！ <laughs> 你还站得起来？没被方便借给搞伟了？哼！浑身都是伤，还这么有精神，看来方便这不行啊。就他那一样拉枪头，你就算不来。 我也迟早把他干死。别动，亲一个，来，让我顶两下。顶什么顶？药还上不上？我药箱都拿进来了。上上上，让我先上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古时候战士打完仗都要抢女人吗？因为专家说，打完架以后就得顶两下，顶两下才有利于身体健康。我们听专家的。 别动！叶西。江哥，那姓齐的非要订这酒店的客房餐，你帮他订，别让他接触服务生。 杨妹的五克拉缩水成四克拉了。 <laughs> 坐下，给你上药。哎，那个阿杰到底死了没？不知道。不过好像没有看到血。我操，没打中？可能吧，也可能是穿了软式的防弹背心。 启明， <laughs> 你当谁都跟你似的？别动。刚才齐思浩在外面交代，他今晚去夜总会，本来是跟省公证处的刘主任接头，商量着多弄些活出来。没想到去上了个厕所，回来姓刘的就被杀了，自己也被带到了地下酒窖，见了阿姐。他也知道，如果不是我们的话。 自己现在估计已经死了。哎，呀，哎，黑桃 K 真的打算杀了他？当然不是了，应该还是想威胁拉拢的。不过现在都无所谓了。那他现在愿不愿意跟咱们合作？你说呢？偷卖代销毁毒品，被捅出去的话，不仅仕途完蛋。 他还要进监狱，黑桃 K 那边又等着要他的命。除了跟我们合作，还有其他办法吗？哎，嗯，你亲我一下呗。干什么呢？就亲一个吧。 下次不能这么拼命了，万一你出什么事，你想让我让你什么？让你守寡？ <coughs> 妈的，要不是姓齐的在，老子一定现在就。你的火鸟好了，火鸟都谈不成歼三一了，要不你试驾一下。 变成三克拉了。 <laughs> 把浴袍穿上，好好养养吧。回去再试你的剑三一。哼， <laughs> 回去，回去看我不把你！哼。 <laughs> 哎，谁的手机？齐队的，都响了十多次了。我让他先接一下，他都没敢。正常。 失火的夜总会在第一支队辖区内，肯定是要跟旗支队汇报的。你怎么不接呢？你你怎么没死？啊？我死了的话，今天谁来救你？你们为什么要救我？啊？到底想让我干什么？ 就是顺便赚个外快而已，别的什么我都不知道啊。没人对你那点破事感兴趣，与其担心被我们要挟，不如多想想黑桃 K 下一步会怎么做吧。黑桃 K，我操！姓齐的真是艺高人胆大，什么都不知道就敢下水捞钱。黑桃 K 是毒贩。 说毒贩不准确，他是东南亚出口新型芬太尼化合物时间最久、数量最大的毒枭。他他他没那么容易搞死我，我好像是支支支支支支队长，不至于不明不白就就接电话。支队长不能消失太久。 是，喂，齐队齐队，哎呀，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？金辉夜总会发生火灾，死了三个男的，上头正问着呢。啊，死死了三个人，有一个还是咱们省公证处的刘主任。听分局说是协助救火被烧死的，现场已经被封锁了，明天早上八点得到。哦，知道了。 协助救火，协助救火！一具被高纯度海洛因毒死的尸体，都能活过来，变成舍身救火的英雄。想必你这个支队长在某次执行任务时英勇牺牲也是可行的。老七，我都变成畏罪殉职的黑警了，为什么你不能？为什么偏偏是我？ 为什么啊？我明明只是签了个字，根本没拿多少钱呐！法律的准绳只要被触犯，跨越一步和一万步没有区别。你本来可以享受作为正处级退休的优越晚年，但要是与虎谋皮，只会彻底毁了你的后半辈子。 怎么办？哼！给，这这是什么？这份子弹膛线数据，可能是将黑桃 K 绳之以法的重要物证之一。我要知道，它来自公州的哪一把警枪。 你发生了什么？我好像查出内鬼是谁了。那你呢，江婷？跟爷邪一起出现在这里，是不是说明你也是毒贩的人？不，我只是随行家属。黄昏冷，雨本一场血色交锋，迎面吹来的风。 千疮百孔，错一步误一生，太多人纷纷不懂，明或暗你眼中交替纵横。愿寻千山和万水，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，此生有我长路相随。 是天空云涛不断翻涌，昼夜不分，晨昏未分，善恶难懂。陌生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干夜，争锋，有我生死与共。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后余生，并肩的人踏进漫天雪海中，为破灭而出生。 在雨中沾染了勋章的红，逆风向前的人无上光荣。再转身太匆匆，没有谁与世无争，黑与白在心中分明不同。遍寻千山和万水。 生，有我长路相随，无怨无悔。那一片山市天空，云涛不断翻涌，昼夜不分胜负，未免山河难动。陌生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干夜争锋，有我生死与共。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后余生，并肩的人踏尽漫天。 梦也曾无动于衷，撕裂的魂重新拼凑才算完整。